锵锵三人行，哎，广美，咱们这个台湾请来杨照老师啊，阳光照耀我们这里一下。 <laughs> 杨老师这次是顺便啊，是到北京有一个那个理想国的活动，我们文道他在里边这个操弄是吧？操弄，他是主持人，他是主持人，连续操弄了三大场， <laughs> 所以今天我们也欢迎这杨老师跟我们操弄操弄啊，就不操弄台湾的局势，跟我们操弄一下大陆的事儿哈，因为啊，他们都说作为一个作家啊。 这个其实生活在大陆，如今的大陆啊，才是一种幸运。那个创作题材之丰富啊，以至于都不用创作了， <laughs> 光看就够了。 <laughs> 在大陆不能创作了， <laughs> 你是说有很多很多的情节，你如果拿来当小说写，你写在小说上，人家说你你也这个功夫太差了，掰出这种不可信的故事。没错，那可能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就是在报纸上面变成现实。 你你真的没没辙，因为现实比小说更更精彩，或者是更戏剧性。绝对的，绝对的，真是。所以说，我就觉得我是抱着记录的态度来看待今天这个大陆的社会。我觉得真是记录下来就完了， <laughs> 就是最好的故事。你现在做的《枪锵三人行》也是个纪录片。为什么？你是紧贴时事啊！一发生什么事儿，你基本上过两天你就说了。是吗？对。我以为是那个什么片儿，三级片儿呢。 <laughs> 因为你还念念不忘。 <laughs> 对呀。 我跟你讲，最近你们老李家不是谁们老李家， <laughs> 最近老李家出事儿比较多啊。嗯，这个是今天的话题啊，牵涉到我一位旧相识，他的名字呢叫李阳。嗯，为什么我说是旧相识呢？当年啊，我在广东电台工作，我们是这个中文广播中文台，我们走廊对面就是我们的英文广播。他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招来的一个呃，好像来英文那个播音，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认识他。 而且呢，呃，我还这个有幸啊去过一次他那个咆哮英语，呃，是叫不，是叫疯狂 <laughs> 疯狂英语， <laughs> 我就跟着咆哮过一回， <laughs> 我咆哮过一回。你要不要咆哮一下，让我们看一下？对，哎呦，好，我好感兴趣啊！我跟你说，就是你没有看过，没有看过，怎么个咆哮英语？就是我不，我没法给你学了，因为我你就学一下吧，不能不能说没有用，因为什么呢？比如他给我一些卡片，上面都是语录式的，一句一句一句啊，那么。 我认为他讲的道理是可以的，就是说呀，我们中国人呐，这个舌头和嘴啊，这个口条啊，这个口腔肌肉，这个 muscle <laughs> 什么叫 muscle，他就不是讲英语的肌肉，所以他认为你要克服羞怯，克服害羞，你要大声的喊，而且无限次的重复。当时我记得我是好像几几十次的大喊之后啊，是能很熟的说一句很短的英语，可是忘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像你像我们毛毛主席原来说过，就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嘛。我从他这疯狂英语，我体会到什么呢？一个人学一次英语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学英语还学不会。学一句英语容易，学学真的把英语学好就没那么就难了，对吧？就反正我就是说也算认识，但是最近他出的这个什么问题啊，比较这个八卦的，就是说啊，家暴打老婆。 而且呢，这个这个好像还有点民族主义问题，是吗？打美国老婆，他他的他的老婆是美国人，我都不知道，是吗？他们有人说美国女人就是很有原则性，是不是？这广美有认识吗？啊，我没有太多美国的女性朋友。哦。怎么说什么叫原则性？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是家暴啊，我这个首先给你定性，然后绝不给你妥协，然后公开说实在的，这一点呢，很多中华妇女啊。 往往忍气吞声的。我我想他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公跟私之间的领这个这个分类上面不一样。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觉得什么叫做家事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那个很多的家事都牵涉到。例如说，你只要牵涉到这个呃呃暴力，这就不是家事。嗯。而且在美国，因为他们已经太普遍了，任何只要有可能，包括就是说你你说。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举你例子？他说：“文涛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对太太大吼两声，你太太就可以去打电话。这就已经这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家事的范围，警察就来喽！警察就来，你你说我我没动手啊，我没打他，我就就喊了两句。警察说：哎，对了，就这样，来吧，手伸出来，手铐铐上，先把你带走，成案件了。他把你带走，然后通这他你你就是在警察局里面留置一夜。” 第二天早上，基本上就看你你太太要不要告你，所以你要到法庭上面。然后你太太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文涛太太一定会说：“哎呀，我原谅他了，我觉得这是个小事。”那那法官就说：“好，你把他带回家。”嗯，对他们来讲说，他们不只是形成家暴，或者说你已经打了动手了，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包括造成威胁，他们都都处在一个这个保护弱势者，然后防止暴力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他会把可能施暴的人先带走，这是他们的处理的原则。所以，你如果说有原则的话，那个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像杨老师讲，我就理解你的所谓的原则问题了。因为那天呢，我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还自己很八卦。我真的上去那个 Kim 的微博，就是那个梁的夫人的微博上去看，它里面有一句话呢，我我觉得挺感动的。他就是说，我会教育我的，我不会教育我的孩子去恨你。 但是我一定会教育我的孩子去恨你的行为，对，就是这关于就是打太太或者是在尤其他们的这个家暴，好像就是发生在他们的孩子面前，哎呦，就是非常不留情面的在孩子面前打自己老婆。嗯嗯，哎呀，这个真是丧失理智啊！这个，而且呢，这个。 呃，当然，就是本来按说我们能出这照片吗？因为是他太太自己自己公开的。是，他太太要说美国人讲证据，就说我说他家暴，我把这个证据拿出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你看，哎呦，这打的头上这不一紫包吗？啊？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就是看来打的还不轻。那么再看下一张，这个膝盖，哎呦，这个身上多处受伤。呃，再看耳朵啊，这家伙这是 <laughs> 犯罪实录嘛，这是啊。 这个打的还不轻啊，这打的挺惨，而且呢，这个呃李阳啊，呃这个态度啊也挺正面，就是现在好像出来就是承认是家暴，而且道歉，而且呢他一样振振有词，说我这样也就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那那意思啊警戒更多的这个人，而且他们的关系好像有点奇怪，是吧？ 就说是反正道了歉了，他们又在一起，在一起呢好像又吵起来了，又吵起来。这次他就说：“我赶快离开，我避免发生这样的这个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这是一个呃，至少后面这一段是是我们的确是可以应该给以肯定的了。好，就是说第一个你没有呃就是死拖着，就是说呃我没这回事，或者是不愿意出来承认。第二件事情真的，我觉得就是要学习说。 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我们要能够承认，人不会一直都是自发作为一个理性的动物。基本上，你你有时候你会情绪失狂，这个情绪失控。但是情绪失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要承认说，你是需要帮助的。 包括所谓帮助，一直是说，呃，你会想到说，哎，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可能会被警察带走，然后这个社会可能会有，所以这个社会应该要想办法帮助这些人。我们不要老是觉得说你是为了要惩罚他，包括就是说家庭里面，哎呀，两个人要一起相处，日夜相处，这样相处，想象就是这个结婚前面两年很容易啊，这个甜蜜的不得了。你一想到说你要你要这个相处这五十年。 那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他要在暗暗示我什么吗？ <laughs> 他指着我这前头两年很，你不是你不是宣布明年要结婚了吗？这 <laughs> 警警告你啊啊！ 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呢，最后他的夫人需要用这种公诸于世，用这种微博的方式去求救，我觉得其实蛮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内容，就是他好像呃，这个 Kim 跟他的一个女女友之间在微博上面的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忽然让我惊醒，觉得我觉得还是要回归。我觉得两个人的结合如果没有充分的爱。 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这个是听起来就像快要结婚的人会说的话，但容我说一个结婚很多年会说的话，就是爱是不够的。爱是不够的，但是爱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对对对，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婚姻一开始的你的结合就是有目的性的话，例如呃什么，一个英语老师娶一个美国太太，你的意思是 <laughs> 是这样子吗？好像是谁是他呀？他自己说想研究美国教育。 所以娶了娶了美国老婆，是不是有这说法？呃，我我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过，但是就是说，在在他们他跟他一个女朋友之间的一个一个呃这个短信的来往里面提到一个，他说他就问他说你在跟他约会的时候，你曾经爱过李阳吗？但是就我所知，因为他们是十二年前就结婚了的，他说就我所知，他并不爱你，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形象，建立一个他的王国，所以。 我我觉得哦，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OK，那所有所以感觉上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顺顺理成章的，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一个症结哈，就是呃，倒不是说我们要去分析，但是我们真的应该理解一下李昂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就是说他为什么会用那种方法去教大家学英文。嗯，在我看起来，包括这个整件事情，这这种方式就是非常非常现实跟功利的一种方式，嗯，意思说我教你英文，就是教你讲会会讲英文，拿英文去当做一个工具，然后也许你可以有。 呃，好一点的职业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学英文，照理讲，好像也不是这么单面、这么、这么的功利的一件事情啊。嗯，至少我们学英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了解西方社会，让我们可以因此吸收到很多我们原来吸收不到的东西。但是感觉上，如果你用咆哮英语的方式，是你你不可能学到这种。意思是说，至少我自己的经验。 呃，英语对我来讲，我之所以去学英文，然后我会觉得那给我开了好大一扇窗一扇窗口，所以我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社会，很不一样的世界。我就很难想象说，人就只是抓着说我把英语讲的好像是美国人在讲话，那叫做我学英语最大最高的目标。嗯，或许说，当我们把那个功利或目标定的这么小这么死的时候。 人生看很多事情，可能看法就跟我们不一样，就跟韩寒可能看婚姻跟爱情之间的关系，跟大爱就跟广美很不一样。 就说这个人吧，显然跟李阳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这个你认识他？你你在他他台他在台上哈，那家伙就是呃很容易咆哮的，确实是他这个这个这个热血沸腾的，而且呢就说呃你知道吗？很容易溢出来，就是溢出一个学习英语的这个框框。呃，所以前些年你这还闹过什么事儿？他一说激动了呀，就开始哎，我们应不应该感谢老师？他开始教育人了啊，我们应该感谢老师。好，全校的同学。 跟我一起，我们要向老师跪下，扑通就跪倒一片。当时不是我们照片都照下来嘛？这个还谈这个话题。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跟他的这个是他这个性格的人，他在台上才能那样。哎，而且他发明的这个英语啊，确实具有这种群众运动的性质。这这个又让我感觉到狂热的性质。呃，我感觉到两岸社会的有一点差异啊。例如说，我来到这边，我我几次讲话。 都会有年轻人跑来跟我说：“哎呀，我特别觉得你们台湾人讲话特别安静。”嗯，我常常都想说，我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很吵闹了。我我讲了十分钟的话，为什么人家觉得我很安静呢？但多来一一阵子之后，我我我开始有这感觉。我觉得说，呃，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对于那种激动的，然后那种咆哮式的反应，那那种表现很有反应。 对，而且好像觉得说，面对群众啦，面对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去，好像就应该用这种方式说。好像相对的，在台湾，我们对这种咆哮式的、激动式的东西，会稍微有点提防。我们觉得你干嘛那么激动啊？你怎么了？哎，那个反应好像不太一样。对，你不那样子咆哮或很激动的话，人家就觉得你很很面。 很可能在在这里，大大家的感觉是。你说在台湾，我也是分两类，确实是。我的台湾朋友啊，像这个文人圈里的，就好像你们啊，确实说话呀都温文尔雅，很温和，这个这个亲善，对吧？但是呢，你看台湾电视，他讲股票的，跟那个讲政治的，他也都咆哮。是，没错。哎，你看他又是为什么呢？他是不是觉得这样才有感染力？ 所以，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为我们到底觉得什么叫做有效的沟通，或什么样的话我们是听得下去的？每个社会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的某一些群体可能都不一样。这就是啊，这个前些年呢，这个阿成老师啊，这个呃提出的一个呃很有启发的概念，他就叫催眠。嗯，他就认为催眠呢，很多群众运动型的这个场合啊，之所以能够感染啊，你会发现呢，所有的这一套啊。 都符合一种催眠，这催眠不是说让你睡觉啊，不是这催眠就是说让你进入到一个状态，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对吧？这气场，你比如看电影，很典型的就是一种催眠，让你一下子情绪就能产生。哎，这个东西，你说是好还是不好？有些时候啊，我们这个催眠好了，在我们当年，那真是三顿饭不吃，照样为祖国劳动啊，那个都能 <laughs> 焕发出。 无穷的力量，你说，哎，这个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催眠好了的人，这个人就身体能像，你见过那种吗？能像僵尸一样？那变机器了，躺在两个椅子边上， <clears throat> 他就能撑得住。就这个人呢，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指的就是说，很多情况下，你看，包括演说，你说他的成功的标的，是不是也是说你催眠催得好？我们被你激动了，我们被你，我们叫贬义词，就叫我们被你忽悠了。 哎呦，这家伙都说气场强，这本来就是一个呃长远的传统。就像我我可能稍微说远一点，包括就是说，我们大家有没有去想到说，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好的表演，然后这个结束了之后，我们会鼓掌，我们很自然的鼓掌。那我们现在已经太习惯，我们就不知道鼓掌怎么来的。你你知道鼓掌怎么来的吗？我不知道，就是就比如说传统这个中国人上戏园子不会鼓掌。 会叫好，好啊，然后干嘛的？ <laughs> 嗯，这这个鼓掌是从西方来的，然后鼓掌在西方大概就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慢慢开始发展出来。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鼓掌？其实就是从剧场来的。那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宗教剧，宗教剧你不会鼓掌的哈。宗教剧，因为宗教剧本来干嘛呢？比如说一个清唱剧有音乐什么，就是要把你带离开这个世界嘛，对，让你好像感觉到上帝之城，到了上帝的世界。可是后来这种。 这种舞台的形式开始演世俗剧之后，很多人还是很怕。他有那个宗教剧的习惯，他觉得说，哎，戏剧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就入戏嘛。所以我好像就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我到底是像你刚刚说那个入神了，还是我的灵魂真的被带走了？所以后来为什么戏结束要鼓掌？鼓掌是要把自己叫回来。 不是叫回来的，哎呦，这个说的好，你要把把自己叫回来，所以你越觉得这个戏精彩，你刚刚忘掉你是谁了，你你得努力鼓掌。当你很怕说你就把魂魂儿别丢了，就丢了，你就回不来了。结果就到今天，我们都还在干这个事。 哦，但是我听说的是，就是那个责，就是鼓，你鼓掌不能随便鼓，也不能想鼓就鼓，还得有领头的人鼓了之后你才能鼓。那个是音乐会了， <laughs> 而且甚至这个你说这个鼓掌啊，当年就是斯大林的时候，在这个前苏联呐，斯大林那家伙就是开大会鼓掌能经常长达十五分钟是平常事儿，最长能达到半个小时，因为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啊？斯大林讲完话，哗，大家鼓。 鼓呢？后来发现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laughs> 就是谁先停呢？ <laughs> 你知道吗？科科博都看见了， <laughs> 谁也不不敢先停，所以就一直这么鼓。哎呦，斯大林就是可以在那儿，大家最后直到斯大林本人受不了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这在敢停啊！枪枪广告之后见。 这个广美经常教我学英语啊，那天发给我一个信息，就说你看这个英语啊有特别中国味道的翻译，这个叫 Pearl Pearl Harbor Pearl Harbor，本来就是翻译呢，一般翻译成珍珠港啊，你看特别有中土风情，可以翻译成蚌埠， <laughs> 没错吧？猪啊是吧？蚌埠啊，然后 Rock Home Town，哎呀，这个我最亲切了，你说是摇滚之乡吗？ 我说是我的家乡石家，石 <laughs> 家，你看一个这多对位啊，是吧？顾名思义，石家阿庄， <laughs> New York，纽约吧，完全可以是我们河南的，新乡。 <laughs> 还有这个 Red River Valley，Valley，红河谷不有这么个歌吗？但是你觉得翻译成丹江口更对位，对吧？丹江口更好。Phoenix，这是我们凤凰嘛？一般就是叫凤凰城是 Phoenix，可是呢，我们陕西还有个地方。 叫宝鸡，你 <laughs> 凤凰可不宝贝鸡嘛？ <laughs> 但是之前在微博上面就看到了，我还转，因为我转发了这个，我还写说，哎，文涛，原来你的那个你老家，你是来自于 Rock Home Town 的，因为我转发了这个之后，转发了这个微博之后，很多人误以为我转发的那个人是窦文涛。哦，可怜的孩子，家乡，我我是石家庄人嘛， <laughs> Rock Home Town，这个英语你看啊，我最近有个体会，就是啊。 你好像不用太操心，就是呢，嗯，比如说我讲我的这个小侄子哈，我的小侄子英语很好，可是呢，他其他科的成绩可能平平啊。呃，他们现在去了外国呀，他爸爸妈妈都完全不会讲。哎呦，一去外国发现全是小侄子领着他们应付生活各方面。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认真学英语了呢？你知道他为什么英语好啊？他玩游戏是，你说玩游戏不好啊？ 他小孩他玩的全是英语那个游戏啊，这个他自己就去把这些全弄清楚，会说会听会写。你说说，这比什么学校教育都能提高？我想第一个就是兴趣真的非常重要。例如说，我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就是十来岁，十岁左右，她突然之间对棒球非常非常有兴趣，而且她自己看棒球，看台湾的那个日本棒球职业棒球的转播，完全是讲日语的。 然后呢，呃，他看到了一个球队，他就喜欢的那个球队，他就变成广岛鲤鱼队的球迷。他从这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自己学日语。后来大概三年后，他就可以自己到这个日本去旅行，然后去看棒球。就十几岁的小孩，所以兴趣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你要硬要叫他学什么，常常都是。 这个浪费力气的浪费。第二件事情，其实是我一直觉得很奇特，就是我一直不了解的事情，就是说，包括在中国学英语，在台湾学英语都一样，我们好强调说要在中国学会一口呃，字正腔圆的英语。呃，这这是李阳的，说我你我让你发音，美跟美国人一样。你你跟美国人一样干嘛呢？我可以讲一句，这真的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说，这种字正腔圆的美国，美国一个乞丐都会讲。 <laughs> 你你要你要你要，而且你在台湾不是你在台湾，你在中国，你要学字正腔圆，你要付出很高很高的代价。例如说台湾，你可能呃三岁就送小孩去美语教，那可是你如果真的把他放到美国去，把他放到加拿大去，他一下就学会了嘛？对对对，你真正难学的时候，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要让他学英文。 让他好好的把阅读把这些底子打好，那个那个书。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如果他在珍宝总动员有点腔调么关系，他要到美国去说，他到美国他就学会了吧？对对对。你常常觉得这个这个教育。